中文童话。马和驴。很久以前，在河边的一间旧茅屋里，住着一个吉公和他的马，还有他的驴。哈，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，我可真累。你有什么累的？是我驮着那些沉重的东西。 你只是驮着主人而已。行了，哥，别发牢骚了，快睡觉，晚安。驴子说的没错，每天早上，洗衣工会拿着洗好的衣服到邻近的村庄去，然后再把要洗的脏衣服带回来，因为他要走很远的路，所以他会自己骑着马。 而把所有的衣服都放在驴身上，可怜的驴子确实过着又苦又累的生活。先生，今天有衣服要洗吗？哦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的哥哥昨天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过来了。 有很多需要洗的衣服，没有问题，先生。明天我就可以把这些都洗完。谢谢。夫人，今天有衣服要洗吗？啊，亨利，我的孙子们过来度假了，他们玩了一整天。 结果把衣服都弄脏了。我保证，你有很多衣服要洗。没有问题，夫人。明天我就可以把这些都洗完。夫人，今天有衣服要洗吗？啊，我昨天打扫卫生来着，我的窗帘需要彻底洗一洗。 你明天能洗完吗？没有问题，夫人。明天我就可以把这些都洗完。洗衣工就这样，每天挨家挨户的收取要洗的衣物，似乎每个人都会有客人或聚会或要打扫卫生。他把所有的重担都压在可怜的驴子身上。哦，今天拿的东西太多了。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在这头可怜的驴身上固定好。我必须跟在驴子身边走，看着这些东西，我可不想它们半路掉下来。于是这次洗衣工没有骑马，而是跟着驴一起走。可怜的驴子挣扎地走着，他的担子太重了，他怕自己会摔倒。天气越来越热，洗衣工累了。天啊！ 今天可真热，走这么多路，太累了。尤其是今天，我们还有这么多活要干。无论怎样，我们都必须休息一会儿。嘿，马。 怎么了？拜托，今天我的负担太重了，我感觉我的背快断了。嗯，请帮我搬一下吧。今天主人都没有骑你，请帮我拿点东西吧，好吗？绝对不行，我的工作是驮着主人，你的工作就是要驮着货物，就是这样。 我可怜的朋友，我很抱歉，我不该给你那么多的负担。我为什么不放些在那匹马身上呢？对不起。 但我相信你理解，我们今天必须让驴子好好休息一下。都怪我朋友，如果刚才我没有这么自私，我们本可以分担这些，只驮着其中的一半的。但现在正是因为我的刻薄，我不得不驮着所有的东西了。所以你看，互相分担总是好的。也就是说。 要帮助彼此，共同努力，这样没有人会过于劳累，工作就会变得快速、有趣和快乐。懒惰的驴子。从前，一个小村子里住着一位商人，他通过在集市上卖不同的物品来赚钱。商人有头驴子。 他把物品放到口袋里，放在驴子的背上，然后再运到集市上卖掉。商人一直悉心照料着他的驴子，他知道驴子对他来说非常重要，所以总是让驴子保持干净和健康，并给他最好的草料。这头驴子年轻强壮，它能驮着很多东西走到集市上。 但是他却非常的懒惰，他根本就不喜欢干活，他只想坐下来吃东西和睡觉。啊，又要去集市，主人应该给我放几天假，我好想放假啊！也许他不需要休息，可是我需要。嗯，但是驴子不知道商人不能放假。 如果商人不去集市，就赚不到钱，也就不能买食物，包括驴子的食物。商人每天要根据集市上的行情来卖不同的物品，包括豆子、麦子、蔬菜、香料，还有水果。他每天要牵着驴子从村子里出发，去集市的路上要经过一条河。 每次过河时，商人都会小心翼翼地牵着驴子。有一天，一个朋友告诉商人，最近集市上特别需要盐。哦哈，谢谢你的消息，我的朋友。我要立即开始卖盐。很快，商人就准备了十二袋盐来卖。他先搬来六袋放到驴子的背上。 然后发现口袋太重了，驴子根本驮不动。哦，可怜的驴，这些口袋可能太重了。好吧，我要卸下一袋儿，这就行了。为了不让驴子累坏，商人从驴背上卸下一个口袋。然而，驴子还是不打算出发。商人很爱惜驴子，但是也知道这头驴很懒。 于是他用木棍抽打驴子。嘿，快点儿，别这么懒！你已经休息够了，我们得去集市上了。那天，商人在集市上卖掉了所有的盐。 哦，我的朋友说的没错，现在盐确实卖的非常好。于是商人开始每天卖盐，他把口袋都装满盐，然后放在驴子的背上。驴子有时驮五袋盐去集市上，有时要驮六袋盐。 虽然很不开心，但每次回家的时候倒是很轻松，因为商人卖掉了所有的盐，驴子回家时就不用再驮东西了。就这样过了几天，有一天，商人让驴子驮着六袋盐去集市上。过河的时候，商人发现水位比平时要高。 今天咱们可得慢慢的走，你可不能滑倒在这湍急的河水中。当走到河中央的时候，驴子突然踩到一块石头，然后砰的一声滑倒了。哦不，哦！商人费力的让驴子站起来，走到河对岸。驴子被吓坏了。 但他感到有些变化。哈，口袋还在我背上，但为什么感觉这么轻呢？哦，这河水有魔力！哈哈，哈哈。驴子不知道的是，河水并没有魔力。当它滑倒的时候，河水溶解了口袋里的盐。 所以驴子才感到背上变得很轻松，因为口袋里已经没有盐了。哦，今天的活儿白干了，没东西可卖了。不过幸好我的驴子没受伤，现在再去集市也没意义了。我还是先回家吧。什么？不用驮东西了，也不用工作，这太神奇了。 哈哈，哈哈。由于不用去集市，所以驴子全天都可以休息。它除了吃就是睡，感到非常开心。第二天，商人又把六袋盐放在驴子的背上，然后牵它去集市。 然后昨天过得很轻松，今天又要干活儿。等等，我可以不用干活儿，我可以减轻背上的重量，然后回家休息，就像昨天一样。河水有魔力，嗯，我相信今天它还会帮助我的。商人不知道驴子的想法，他开始往集市走。当到达河边以后。 驴子故意走到前面，商人没来得及制止他，他就倒在了昨天滑倒的地方。哦，你干什么呢，这头蠢驴！快起来！但是太晚了，驴子背上的盐又溶解在河中了。驴子又觉得轻了，他非常高兴。就是这样，没有重量，不用干活儿。这是怎么回事儿？ 等等，难道这头驴子是故意倒在河里的吗？嗯，这懒惰的家伙，我对他这么的好，他却用这样的行为报答我，让我先带他回家。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驴子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来逃避干活，但是商人却另有一番打算。第二天早上，商人在驴子背上放了八个口袋。 但是驴子没有抱怨。哦，八个口袋，但为什么感觉这么轻呢？哈哈，管他呢！主人想在我背上放多少口袋，尽管放吧，反正我不会去集市的。哈哈。商人默默地牵着驴子来到河边。啊，有魔力的河水。 过河的时候，驴子又在上次那个地方故意滑倒，然后今天商人没有帮助他站起来。当驴子想要站起来时，突然，哦不，我的背，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口袋这么重？那，商人是个聪明的人，他知道驴子会继续耍滑头。 所以这次没有在驴子背上放盐，而是放了棉花。当驴子一倒在水里，棉花吸了水之后，就变得很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以为你能骗得了我吗？你现在给我乖乖的驮着这些口袋去集市，然后再驮回家。哦不，哦，这太重了，我的背。 驴子现在知道河水根本没有魔力，他只好驮着这八个口袋去集市，然后再驮回家。从那天以后，驴子再也不敢故意滑倒在河水里了。